锵锵三人行，今天这个一开头啊，咱们这个先听一下马云唱歌啊。好， <laughs> 这马云说是一场退休一场秀，大家可以看看一点啊。一生情。 哎，这个其实啊，唱的实在是不怎么样。 <laughs> 那你以为他怎么样？ <laughs> 但是其实我觉得，平常我们交朋友的这个圈子啊，商界人士还是认识的少。嗯。以至于我这个孤陋寡闻，其实我也就是在近一年，嗯，我才知道有马云这么一号人。你说我多么的无知？就是说我才知道，然后我才慢慢觉得，哦，原来他在这个是一个挺大的一个人物啊，这个。 你知道吗？我以前都没怎么知道马云这个人。他不单生意做得大，而且他还宣传有一套人生哲学，很多人称他为偶偶像。哎，你你看，还打太极拳那看 <laughs> 照片，他这个宣布退休啊，也挺这个虚头巴脑。哎，这个照片出的也有意思，这是二百年前的事了。当时电视台啊做这个街头这个测试，就找几个人呐掀这个下水井盖儿，你知道吗？ 看看行人会怎么样？西方电视不是搞这个对。然后呢，就是几个大汉长得像土匪一样，然后过往行人看见之后啊，没有一个人行，他不不用一直放，没有一个人搭理。 没有一个人搭理，什么弄下水井盖？就是就是干那种缺德事儿，把这个下水井盖给掀起来，掀起来，就故意的大汉在旁边看着，不是几个大汉在掀啊，在掀，然后电视台偷偷在旁边看路人经过会不会建议有有有没？结果一个人都没有，最后只有一个小瘦子，嗯，骑个自行车过来看了一眼，贼贼贼他兮兮的哈，看了一眼之后呢，他其实想管，但是他不敢，然后呢，他跑到四里地外头找警察，也没找着，也没找着呢。 还是心里想管，然后就回来，回来之后骑自行车绕了两圈啊，然后把腿啊一脚踩在凳子上，那表示随时要逃跑，然后说你们不要这样啊， <laughs> 然后马上就作势欲逃，结果被电视台啊逮住了，呃逮住了，说刚才我们是这样，哎，请问您刚才是怎么想的？这个人呢，就是两百年前的马云， <laughs> 当时还是个。 就说屌丝青年，还 <laughs> 是，但是他们就说可以看得出来，就说这个人呐，好正义啊，看来不是呃不是装的。早年屌丝的时候 <laughs> 就挺流氓讲正义的，没有没有流氓，长得长得挺瘦，对对，不过人家预备逃亡，还是正义，有有有正义感的，就说明这个今天也 <laughs> 也也很少见了这种状况呃，他实质上是高富帅，但是长得真像屌丝。 啊， <laughs> 你看感觉很多这种做歌 <laughs> 网，真是做长得有点像谁呀？你知道，中国过去有一演员叫牛奔儿， <laughs> 他长得还有点不太像牛奔儿，他像牛奔儿啊，把这个脸呢给挤了一下，挤挤扁了一点啊。这个其实你看，呃，脸书的那个创办人，祖克伯格，对。 那个人在美国标准来讲也是有点屌丝嗯啊，其实很多这种做科网的，你别说别的，你就说比尔盖茨，比尔盖茨，你看他年轻那个样子，不就是一个普通那种宅男屌丝吗？ 啊，就是搞电脑的那种嘛，其实都都长得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些，比尔盖茨长得还像是个正面角色。对，这个马云， <laughs> 他不正面吗？ <laughs> 马云那什么意思？他想跟周星驰说他想演孙悟空。真的， <laughs> 这个人有点有点神。你看还有他打太极拳的照片，他与与他退休，什么什么概念？别逗了，与他退休大体同时啊，他这个这个这个跟李连杰。 一块儿创办一个叫太极禅院，他又主持这个这个就开张是干嘛的呢？他好太极拳，他自称啊，他的企业管理理念呢，从太极拳里的三个字，比如说定啊随这个舍，得到很大启发。但是我觉得这些话呀，都像是混扯，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什么都可以说，对吧？就是说好，我企业管理这个东西只有过了他自己能明白。 别人听了也没有什么体会。对，而且我觉得这种名人金句啊，这种所谓成功人士的哲学，大家千万别随便乱相信。因为你，你比如说像呃死了的乔布斯，他那时候不是有句名言嘛，在哈佛教大家要永远饥渴，永远要要追求成功嘛，Stay hungry，对不对？嗯。那么这些话呢，就因为他是乔布斯。 他说了，大家觉得很激励人心。你今天拿一个人，可能五六十好几的就创业永远失败，然后最后变成一个又老还还屌的一个，人， <laughs> 你请他上去讲，他讲这个大家当笑话。因为这些人生哲学其实来来去去说的都不会差很远。嗯。那一般就是因为他成功了。嗯。他说这个，就比如说，如果今天马云出来说，我发现男人跟女人真不一样啊！哎呦。 是化学， <laughs> 是吧？ <laughs> 就就这个，就成功人士的京剧， <laughs> 主要是因为成功，没错。重点在他成功。北大卖猪肉的上去说就不管算了，没错。但但是呢，这个马云，我所所以，我因为过去不了解，因为他现在走了嘛。不是，他现他现在退了，不好意思。为什么他的退休搞这么大风云呢？为什么这么多人关心他退休的事情？他是个大人物吧？他还是董事长，他只是退了这个 CEO，他只是退了 CEO，所以实际。 上人家一般认为啊，他还是掌握全局嘛，对吧？他这个退，但是当然这个东西也是一种幸运，就是说能够在四十八岁的时候退休，这一直就是我的梦想。但是你看，他能实现，但是而且就是不懂那三个字嘛，我不懂“病 <laughs> 随蛇”，是吧？我是觉得。啊， 他有时候，他他他的一些想法啊，虽然你觉得有点五迷三道啊，但是也有一些个这个想法啊，我还挺认同，挺欣赏。你比如说，他他又做了一个慈善组织的，嗯，一个什么，就是呃跟他退休与此同时啊，他的好多事儿就出来，好多新闻。他又做了一个，以后他说要把精力啊放在社会公益，放在慈善这方面。那他做了一个慈善组织的一个一个什么参与头吧，还是什么的？他这个讲话。 他就提到一个地方，就是说，这也是现在我觉得中国社会一个，就是说不要道德绑架人。他这意思就是说，捐一万块钱的，你也不比捐一块钱的就更高尚。这个捐一块钱的也并不比你啊，呃更这个低贱。 这就文道刚才讲的，你能捐一万块钱的人讲这句话就是京剧，捐一块钱讲的一的人讲这句话就是吝啬。不，就是他还是跟他的身份有关系。他的意思就是说啊， <laughs> 他可以把我们哥几个干的这种慈善公益哈，他当他有一个说法叫做好这口，嗯，就是说我们能不能理解成我们好这个，但我们好这个呢，也不是说我们就比别人。 更高尚，我认为他这个话呀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为今天这个中国社会，有时候我身边呢就有这样一些人，我对这样一些人呢，我有一个微，微词吧，就是该怎么看啊？因为他有时候啊会弄得朋友们呢不太舒服。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啊，有这么一些人，哎呀，他可真是英雄，他可真是好人，就是他做很多很多的好事，我们也特别的。 佩服，你知道吗？呃，这种人呢，往往脾气也不大好，说话呢，跟朋友们在一起啊，说着说着他就呢慷慨激昂起来。嗯，这个而且特别爱谴责别人，特别爱说别人。嗯，你知道，有的时候我就是一圈朋友聊天啊，碰上这么一个，他往往弄得大家这一桌人呢，最后大家就不说话，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我往往就有一种冲动啊，我就特想跟他说，嗯，我就说，没错你是好人。 我们都很敬佩你，可是你是好人，不等于我们大家都是坏人呐。嗯，就是你是好人，你不等不等于别人就都是小人呐。嗯，那我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种道德优越感，所以我从马云的这个讲话里啊，我也得到这么一点。他没有这种，他至少声称他觉得我们不要把这个事情当成这回事儿，就说哇，我们去做公益了，或者说我拿了这个一千万，你看你们，你看你们，你们你们谁掏钱了？ 我啊，我怎么？他他至少他在言辞当中啊，我认同他这种讲法。嗯，不过，嗯呃，我觉得中国今天啊，倒还不是说喜欢道德绑架的人太多了，而是恰恰相反。呃，当然我也不喜欢人家随便道德绑架人，就我们这种讲法叫一个人占了道德高地，嗯，抢占道德高地，然后就随便指责人嘛。那今天中国的情况是。 嗯，更多的人其实是不怕比道德低贱。 <laughs> 对，也是不是？你比如说，要不然的话，怎么会出现这种什么六个小学女生主动邀约校长去开房啊？你没听过这事吗？对，这这这这这可以这可以作为我们另一天的话题。对啊，你看这些，就就是我我们今天中国是这个德性啊，比低，而且比相对论。 不过，不过也也也行吧，至少他这个，但我还是没搞懂，很多人退休啊，退啊，我总觉得商人的退哈，嗯，跟学者的退，跟做官的退不一样，哎，做官的退损失最大，嗯，做官的退，学者的退呢介乎于之之间，嗯，学者的退呢，尤其是文文科类的学者呢，其实你退了还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对不对？嗯，损失最小的是商人。 商人退什么呀？商人不就是不是交出这个位置，他钱还是他的，他这个企业还是他的。李嘉诚他退不退还不是一回事。不不一样，我觉得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商人啊，尤其像马云这种大商家，他的退对一般人的影响啊，说不定有时候可能比一个官甚至一个领导级别的官退影响还大。为什么呢？你比如说像当年呃，比尔盖茨说要退，或者马云现在要退，他领导的这个企业。 现在是全世界最大型的某一个行业的龙头，比如说阿里巴巴或者淘宝，这是最大型的那个行业里面的龙头。所以它的退呢，大家马上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那将来，比如说现在一般，我想中国没有几个人没跟淘宝打交道，嗯，全世界也没有什么商业机构是不跟阿里巴巴打交道。你马上想到的就是将来它的营商策略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它的做法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那直接就影响你，你更不要说很多人买它股票。 对不对？那所以他们的影响是真的是非常大，尤其像他这一种现在这种科网行业的，他是真的是创造了一个生意出来。我想他可能还不像，比如说一个百货公司的头退了，可能还还也也就罢了。是，但是因为他是不只是个行业龙头，而且这个行业是他创造的。 没错，但是他就不会改变呢。 <laughs> 只要他这个成功，只要他能够赚钱，他做不做，他这个企业，他这种营销方式，你就像苹果一样，他也不改变啊，不会因为乔布斯的呃过去，他这个苹果就改。就是只能说啊，这个马云是个人物，嗯，就是他在这个社会里，至少他还喜欢唱歌，对不 <laughs> 对？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马云这个是带来一个退字的问题。嗯，现在很多人比啊。 哎，他们姓马的挺火的哈，就是最近还有招商银行马蔚华，嗯，也是退，嗯，这个跟马云退的这方式完全不一样。但是招行它有这个国家的色彩了，是吧？还有一个，你知道，你们肯定很感兴趣的，福格森，嗯，哎，曼联的这个这个多少年的这个教练，这个退一下子引来这么大的这个这个反应，嗯啊，因为你想想看，今天不要说英国，恐怕全世界。 都没有几个职业联赛的俱乐部的教练是干了二十七年的，这二十七年是什么概念？放在中国，我不知道英超是哪一年在中国大陆正式转播。嗯嗯。以我所知，大概八十年代恐怕还没有，对吧？那你想想看，就等于说中国，就不要说外国，就光拿我们中国来讲，我们这里面有几代的球迷是从当年一开始看英超的时候。 曼联就是他在做教练，嗯，就等于你整个成长历程，你小学、中学、大学你就看着这个人，说嘿走了不见了，你想那是什么概念？不像 NBA，我们从 Jordan 一直看到湖人，看到现在科比他们都不行，他那边一直是他，他运动员不断的换，对我看的是我开始看曼联的时候就是简东拿。 嗯，对，亨东奈那个法法国的那个脾气很暴躁，少林足球的那个 <laughs> 那个时候他们九，我大概是九二九三年，对九二九三年那个时候他们刚刚打上第一名、第二名，那真是一个时代，前无古人，有没有来者就不知道，但前无古人，他、我觉得也很难了，因为将来现在的足球世界变得非常的商业功利，当然曼联也就是一个最商业功利的组织之嗯，但是我觉得弗格森难得的地方是。 他是一个在一个全球最成功的生意上最成功的一个俱乐部里面的一个教练，而这个教练却给人的感觉是那么的传统，那么的保守，就好像代表了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像活化石一样。嗯。因为今天这个社会，大家竞争这么激烈，没有任何一个老板或者任何一个教练能够耐得下性子，这么长期的在一个俱乐部效劳去工作，我觉得很难很难。科森。 虽然我是阿森纳球迷啊，就我们当然是天敌啊，跟跟曼联，但是当然还比不上利物浦的。我你知道利物浦的球迷跟曼联才是那叫不共戴天。是不过不过呃，福格森打的最多的对手就是云格。对，那时候嘛，九十年代不两千年的时候，但但但你不得不佩服，就是他真的是在他手上，他把曼联变成了一个这么强大的一个队伍，一个王朝，而且是几个王朝。你想想看。 呃，因为因为曼联，事实上在他之前已经沉沦了很久很久，嗯，就已经沉沦了起码十几二十年，是他把他从几乎要降级的边缘一下子打起来而且还不单是我们先不讲这个球队的球风哈，就这几个教练的风度啊。 也很不一样啊！福格森呢？你看，就像英国的服装这样，嗯，他很保守。你看他每次出来哈，他都是穿个运动，有时候就羽绒衣，有时候穿一个皮的大衣这样，嗯、保守。你相比之下，他喜欢的那个阿森纳队的教练福格森帅，不是福格森，不是那个云格，云哥，那个法国教授，范。非常瘦。你再看曼城的那个曼城，哎曼曼城那个，你再看呃那个那个巴塞隆那。 对，潘塞罗那连续两个，上一次的那个跟现在的一个，那些意大利教练，嗯，就是那种帅，他那个服装都是都是完全意大利的一个一个风度，对不对？就福格森他这个不变的，就像英国服装一样的，就是真是奇怪。所以你看啊，就你们说的这个，他好像这个人的历史作用啊。 都在于有一个就是化腐朽为神奇，嗯，而且就得起死回生的这种扭转之力。你看这个，我就说连马云啊，你看你刚才讲为什么他能这样哈，嗯，也就是因为就是当年这个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嗯，你看他今天这个这个马云今天讲，就当年也是几个人屌丝嘛，创办公司，他说那个时候。 世界上就有很多伟大的公司，我们也很绝望，觉得这这哪有的混呢？还有什么机会？但是今天看来，就开出这么一个对一大片天地。哎呦，这现在就说这个电商的这个这个都是是多少亿啊？就是他们说一个光棍节那天啊，就能达到多少亿啊？上万亿啊还是什么？太大的这种交易太大，这生意太大。而且我觉得我挺。 坦白讲，这几个在中国做科网的，我还是挺佩服马云跟阿里巴巴。因为你想想看，他是这么多巨大的这些科网产业里面，唯一一个是真正走出去的一个企业。你这样看，你相比，较，你说新浪，呃，你说腾讯，呃，他基本上是坦白中国人，对他赚中国的钱，而且呢，某程度上是借用了中国的我们的万里长城的优势。 那么在墙内来来来来来赚钱，拿了一些外面的技术回来，经过改装之后在内部赚钱嘛。但马云不一样，阿里巴巴是真的是开创了一个，比如说当年阿里巴巴出来的时候是开创一个全新的平台，嗯，是直接打进国际。那所以他整个做法，我觉得完全不同。我觉得这点还是挺让人佩服。哎，最近还有一个人退了，嗯，叫呃 Barbara Waters。 哦，对，美国八十一岁的美国的头牌的女的主持人，哎，对，她呃呃，弗克森是七十一岁，对，那是八十一岁，对，她在荧幕前五十年，哎，所以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她都采访过，访问国江则民嘛，所以看来干我们这行比较长寿，哈哈哈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觉得这个退啊，我为什么想起啊？就这这，我觉得都是一些就是成功者。 嗯，成功者其实才言退。嗯，你见过就说六十多岁的在那个建筑地盘工地上扛砖的那个老头吗？你知道他退，他四十他就想退，但是他为什么不？那老头说什么？说我退休， <laughs> 我退休啊是要看我的子女的出息程度。他们我现在还供着我的俩孩子上学读研，所以我外出打工。所以你知道。 他们说中国的这种退休年龄的这方面的福利政策，你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还覆盖不到这些嗯人这些这些农民嗯就中国一个事儿就已经引起很大争议了，就现在有人提出来说得延长退休年龄嗯这事儿你过去也说过，现在是男性是六十岁嗯现在有人提出来呢是慢慢来五年往后延一岁五年往后延一岁这样再过二十多年呢中国的男性退休年龄就可以到六十五岁。 女性呢，就到六十岁，但就光这样一个东西啊，在社会上就引就引起很大争议。嗯，因为情况不一样。呃，我我所在的学校是六十五岁退休，但香港只有少数几家，大部分是六十岁退休。 那港大我就跟他们讲过，因为他们有一都 <laughs> 那跟我说，呃，我说你们为什么六十岁退休？你们为什么不能改到六十五岁退休呢？他说他们计算过，嗯，要是他们港大改到六十五岁退休的话，他们那个拨款啊要增加百分之二三十。嗯，你知道，因为教师的年龄都都拉长了，对，一样的道理。你想，中国要是干部啊或各级的什么东西退休年龄往后移的话，整个支出啊就会大很多。 嗯，所以这个是一个，真是一个 <laughs> 很惨。你刚才讲到家庭啊，我就想起这是最温馨的一张照片。呃，福克森，嗯，十一个孙子，嗯，哎，嗯，就是一起拍一张照片，还穿着曼联的球衣。哎，当然了，我们这里某某某这个孩子更多，对不对？ <laughs> 他是十一个孙子，但他其实不是裸退，他现在还是这个曼联的什么董事局的董事局的成员。 而且他挑选的这个接班人啊，艾弗森的这个这个，莫尔斯，哎，莫尔斯这个叫，他还出来帮他讲话。莫耶斯的成绩并不好，嗯，且这么多年来，嗯，他们跟四大豪门比赛，跟利物浦、曼联、Chelsea，呃呃，就是阿森纳、阿森纳比赛打了四十几场，没有赢过一场。 嗯，所以你知道曼联是一个大公司啊，它等于人家一个国家的 GDP 啊。嗯嗯，那些所有的班老板是美国人呐，他们是看好在那里，所以之所以现在他们放手，就是因为这个老教练还在，这没有裸退啊，这个叫什么？ 什么下马了？什么什么千亿的府尹城，马跟马云一样，跟马云一样。马云那个我觉得更加是他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领导也是下马在府尹城，而且。